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今天学习第三课，重点语句是。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？洗手间在哪儿？ 短剧的主人公是一名泰国留学生，名叫安娜。上一次，安娜给了小英一件泰国礼物。小英是负责照顾安娜生活和学习的辅助生。今天，安娜让小英带她到学校里去看看。好，我们来听第三课的绘画。重点语句是：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？洗手间在哪儿？ ここは教室です。わあ、広い。あそこは図書館。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すぐそこです。我来讲解一下。小英说：“ここは教室です。”这里是教室。ここ是指示代词，表示说话人所在的场所。は。是表示主题的助词。 教室是教室的意思。This 在名词作谓语时，接在名词后面。这个句子的谓语就是教室 t h 是教室。对，看了教室之后，安娜说：“哇，ひい！哇，好大！”哇，在吃惊或是感动时等使用。ひい是形容词，意思是。 宽敞、宽阔。h i r o 的反义词是什么呢？是 semai，狭小。下面我们来练习一下 h i r o 宽敞和 semai 狭小这两个词的发音。h i r o s e m a i 接下来，小英指着一座很大的建筑对安娜说：“あそこは図書館。”那里是图书馆。 阿苏谷是指示代词，表示离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都比较远的地方。图书馆是图书馆。阿苏谷は図書館です。的 this 被省略了。this 可以省略吗？可以。加上 this 的话是郑重语气，省略了的话呢，就变成了较为轻松的说法。上课时。 或是在商务场合，一般要加上 this，就是说 this 是放在句尾，表示郑重语气的说法。是的，接下来呢，安娜说，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？洗手间在哪儿？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トイレ是洗手间，来自于英语的 toilet。 日语在借用外语的时候，会把它变成日语的发音，或者有所省略。比如英语的 television 电视，用日语说呢就是 television。radio 收音机，日语是 radio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绘画内容。どこ是哪里？ですか是 this 的疑问形式，在。 this 后面加上助词か，日语的疑问句通常是在句尾加上か，用声调来读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做发音练习。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？小英回答说：すぐそこです。就在那儿。すぐ是副词，在这里是距离很近的意思。 这个词的发音是浊音思格还是鼻浊音思 n 是鼻浊音思 n 如果是单词的第一个音节，那么要用浊音来发音，像这样而像 s n 这样不是第一个音节的话，就要用鼻浊音来发音，像这样 “na ng n 不过没问题，即便用浊音来发音，也能够听得懂日语单词的意思，不会因为鼻浊音和浊音的区别而产生变化。接下来的そこ那儿也是指示代词，表示离正在说话的两个人稍微远一点的地方。this 放在句尾，表示郑重语气。好，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遍第三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。 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洗手間在哪ここは教室です。わあ、広い。あそこは図書館。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すぐそこです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进入导师点睛环节。 有请负责本节目兼修的德永阿康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好，下面就有请德勇老师。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德勇老师说：“表示人物和场所的指示代词各取其第一个假名，将它们统称为‘ s 缩阿都系’词汇。具体说来呢，就是‘これ’这个。” 这里，用来修饰名词的这个，它们都是以 “ko” 打头的指示代词，属于 “ko” 这一组，表示与说话人距离比较近的人物或场所。那个，那里，用来修饰名词的那个，它们属于 “so” 这一组，表示。 离听话人比较近的人物或场所，但如果听话人和说话人在一起的话，则表示离双方都稍远一点的人物或场所。阿嘞，那个，阿索哥，那里，阿诺，用于修饰名词的那个，它们属于啊这一组，表示离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都不近的人物或场所。 另外还有，どれ哪个，どこ哪里，どの用于修饰名词的哪个，它们属于都这一组。表示方向的时候，使用下面的说法：こちら这边，そちら那边，あちら那边，どちら哪边。科苏阿多系词汇很常用，非常重要。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，下面是声临其境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今天我们来看看怎么用日语来表达动物行走的声音。这是马蹄声，用日语怎么说呢？巴嘎巴嘎。 马蹄声是啪嘎啪嘎体态硕大的大象走路的样子用日语说就是 no 西 no 西那兔子蹦蹦跳跳的样子该怎么形容呢是 boom boom 生临其境今天为您介绍了巴卡巴卡 no 西 no 西 boom boom 好，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，安娜的自言自语。edo，yo，试着问了一下洗手间在哪儿？对方居然听懂了，看来以后不管去哪儿都不用担心怎么问路了。听众朋友，第三课就学习到这儿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。 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？洗手间在哪儿？下一次小英要到安娜的宿舍来玩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